本节目由寻迹讲堂荣誉出品。大家好啊，今天又是这个二战特辑的节目啊。咱们今天呢，聊一个可能大家觉得稍微有点跑偏的话题，其实也不不太偏啊，就是关于这个德意志民族的这个话题。反正。 就今儿一说起德国啊，大家的第一个反应呢，都是这个竖大拇哥，是吧？这个太逆害了啊！你看人家是吧？你瞧人家啊，汽车奔驰、宝马是吧？飞机是吧？甚至机枪、坦克，德国联邦国防军今天仍然是欧洲最强大的武装力量，而且最牛逼的是，你看德国的狂风战斗机是吧？欧洲各国都在用。 德国豹就是欧洲豹，啊，就是甚至差一点就成为中国豹，是吧？七九年的时候，解放军要买坦克换这个老五九，啊，当时就考察就是德国坦克啊。后来一看，这豹太棒了，这豹式坦克太棒了，这就是我们想要的啊。一问价钱，哎呀，要不起，对吧？因为咱一换几几千辆的换，不像欧洲的小国买个百十来辆就得了，是吧？所以这些都是都是世界顶尖产品，是吧？哎，爱好历史的人就觉得。 是吧？就对德国产品非常敬佩，是吧？这个这个，一般老百姓就是提起德国的这产品啊，非常的敬佩。爱好历史的人，好家伙，两次世界大战都是德国发起的，就多牛逼的一个民族，是吧？很多人非常喜欢德国啊，是吧？就是那个德粉啊啊，现在就不不叫德粉叫德棍，是吧？你看二战的时候，德军军服漂亮啊，那叫一个帅。 是吧？金发碧眼的小伙子，本来这个日耳曼人就漂亮，再穿上那衣服，马靴锃亮啊，战斗力爆表，是吧？然后武器装备也厉害，名将辈出啊，再加上什么隆美尔这种悲情英雄吧？所以很多人呢。 对这个二战德军非常的这个着迷啊，发展到啊，对德意志民族有着强烈的好感啊，然后各种奇谈怪论就都出来了，啊说这希特勒怎么支持中国，怎么喜欢中华民国，打算跟中华民国瓜分世界，什么希特勒年轻的时候啊，在维也纳流浪，是一个姓张的中国人救了他，所以他对中国具有好感，就各种扯淡的事都来，啊各种扯淡的事都来，是吧？这个就。 不知道这这这这消息，我没法我没法反驳，因为我没听说过这些事儿啊我觉得这都是火星上发生的事儿，是吧？你给我讲出来了，所以我我没法反驳。我不知道你哪儿看来的这些史料，是吧？哎，就是反正前些年有一套特别有这个有名的这个杂志叫《闪电战》嘛，啊，后来不知道怎么着不让闪了，还是闪不下去了，好几十本了，出了好几十本，就介绍二战德军的这些战史啊、军服啊、武器呀，是吧？包括这勋章啊什么这些东西啊，其实。 从专业角度上说，这这杂志是很棒的啊，就是你，但是它真的是代表了哎某些中国人这种得粉儿啊或者得棍的这种情节。那这个为什么呢？就是中国人二战的时候没吃过德国的亏啊，所以很多人都对德国非常崇拜。哎，这也就跟你看今天好莱坞里对这个日本武士这种文化特别迷恋，欧洲人对这个这个文化很迷恋一个道理。 是吧？但是如果你问一个德国人啊，你先别说问被德军铁蹄践踏过的国家，你就问一个德国人，是吧？你说德国最大的悲剧是什么？他一定会回答是打了两次世界大战，而且呢会表现出来的非常非常的后悔，是吧？他这个德德国人自己讲说，如果我们没有打这两次世界大战的话，那我们是一个多么伟大的民族啊！是吧？提到我们这个民族，就是什么这个哲学家。 是吧？音乐家是吧？哎，建筑学家、地理学家，就全都是这些东西，是吧？诗人，对吧？可是你看，是吧？我们发动两次世界大战，是吧？给这个这个人类文明带来了浩劫，是吧？可见德国人是把这两次世界大战当做民族的耻辱来看，是吧？道理非常简单，这两次世界大战给包括德国自己人在内的全世界造成了太多太多的痛苦。 是吧？就德意志民族来讲，也是两次作大死的过程，对吧？咱甭说别的，一战爆发前的德国五十八万平方公里，是吧？在欧洲仅次于不算俄罗斯、仅次于奥匈帝国的第二大国。今天呢，三十五万，啊，领土面积减少了将近二分之一。 啊，所以在战争的这个过程当中，德国所有牛叉的东西，你甭管是名将也好，还是现代化的武器也好，说二次大战有二十六项划时代发明的战争武器，有二十二项是德国人发明的。那么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助纣为虐的东西，没有什么可以值得称道和骄傲的，是吧？ 那关于这个德国为什么要挑起二战，又是怎么挑起二战呢？其实我们在这个第一弹、第二弹这种正集节目里边已经讲的非常详细了啊。今天的节目里呢，我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我总结出来的事儿，是吧？就是当一个民族出现危险的时候，有点危险，走向危险的道路的时候，它会有三个信号啊。这是我总结的啊，不是说这个。 民族危险只有这三个信号，也不是说这是三个最重要的信号，更不是说出现这仨信号，的民族就要完蛋，是吧？而是我认为比较明显的出现了这三个信号的时候，人们就应该警惕，不应该掉以轻心，是吧？大家可以这个结合古今中外的例子去看，是不是这样，啊？那么三个危险信号是什么呢？第一个信号就是。 一个民族的人民不会理性的思考问题啊，经常表现在呢，人民容易轻信一些简单粗暴的理论，尤其是阴谋论这种东西，特别迎合大众心理，完全不顾事实啊阴谋论是吧？你比如说一战之后的德国，最明显是吧？咱们讲第一次这战，德国为什么打不下去了？是因为他玩不动了，对吧？啊？ 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失败的原因，不是他在战场上打败了，他在一九一八年下半年还在战场上保持着攻势，是吧？他还完全占领着卢森堡啊，这个比利时的大部和法国的北部啊，他在外国领土上还驻扎着几百万军队啊。但是在残酷的总体战略当中，德国的实力抵不过协约国，这是事实。 对吧？你甭说别的人力资源，你就抵不过，是吧？英国人可以调加拿大人、澳大利亚人、南非人、印度人来打仗啊。法国人可以从北非殖民地里招兵，不行，我把越南人招来挖战壕行。中国都给他们提供了十五万劳工，代替这个上了战场之后，这工厂里没人了哦。协约国的老男的都上战场了，中国工人来填补你的空缺，是吧？以工代军。给你干。德国哪有啊？ 是吧？死的都是日耳曼人，奥匈帝国这都没有海外殖民地的国家，是吧？所以他玩不下去了，打不下去了。虽然战争结束的时候他还占着大片的外国领土，但是经济已经崩溃了啊！士兵就要哗变了，你再不停战就要造反了。所以看得很明白，不是在战场上输了，那么德国人就迫切的需要一个解释：为什么我们失败了？啊？Why？Tell me why？为什么我们失败了？ 是吧？尤其是那些支持战争的人，德皇威廉二世啊，是吧？兴登堡元帅、鲁登道夫大将啊，啊，还有像希特勒当时啊，希特勒当时是个瘪三是个炮灰，但是疯狂的热爱着战争。他们需要一个解释，为什么我们这么努力还失败了？底层的士兵和老百姓也需要一个解释，我们浴血奋战了四年多呀，我们怎么失败了？是吧？因为之前。 皇帝陛下告诉我们的是，我们付出巨大的努力和牺牲之后，将会得到一个巨大的胜利。现在不光胜利没迎来，迎来的是凡尔赛合约、割地、赔款，是吧？这个限制军备，这到底是为什么？巨大的胜利没迎来，迎来的是一个凡尔赛合约啊，让德国承担发动战争的责任，是吧？咱们。 没乡拜把子都是奴才，是吧？凭都是帝国主义，凭什么我要承担发动战争的责任，是吧？然后我还得割地赔款，还得限制军备，种种对我的侮辱，这到底是为什么？那所以这个时候大家就有一个需求，是吧？我们败在哪儿了？于是著名的阴谋论就诞生了啊！这就是一个传说了，一个著名的传说叫背后挨刀啊！什么叫背后挨刀？就是说我们德国军队没有打败仗。 是吧？我们的勇敢的军人一直在打胜仗，眼看着再坚持坚持，我们就胜利了，就我们就占领巴黎了。然后有人在背后捅了我们一刀，于是我们就败了。那谁捅的这一刀？基督徒、共济会、共产党、工会、犹太人，等等等等等等等等，这帮人捅的，是吧？那么这个传说是怎么来的啊？有记载啊，就第一个提出这种理论的。 就是一战时候德国的英雄啊，鲁登道夫将军啊，他是他战争结束的呢，是德国的军需总监，相当于副总参谋长啊，第二帝国的大将啊，辅佐这个兴登堡啊，他因为到第二帝国时代啊，当到大将就很牛叉了那因为第第第二帝国只有五个元帅，就威廉二世的时候只封了五个元帅，是吧？不像那个第三帝国一下封了二十七个，是吧？所以那会儿这个这个大将很值钱了啊，这个人在当时威望很高。 啊，他不逢，他不是贵族出身，是吧？威望很高，但是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小人，是吧？德国战败之后，鲁登道夫害怕自己被作为战犯审判，就跑了啊，乔装改扮啊，跑到瑞典。后来看风头过了，那没怎么审判战犯，他就回来了啊，回来了，回了德国，回了德国之后，就跟祥林嫂一样。 见谁就跟谁嘚吧，我不知道，这冬天也有狼，就就就这种感觉，到处跟人嘚吧啊，说这个这个我们没没打败是吧？去我这样的不世出的名将能打败仗吗？啊，是有人在后方有叛徒出卖我们了是吧？结果有一次他跟那个英国大使馆的军事参赞啊马尔康姆爵士见面的时候啊，他又跟这叨逼叨啊，我被谁谁给出卖了，所以我们怎么怎么着啊？马尔康姆这个爵士当时就懵逼了。 是吧？您那他妈说啥呢？啊，听了半天的这个爵士就问了一句啊：“说将军，您的意思是说有人在背后捅了您一刀吗？是这个意思吗？”鲁登大伯一听，我操，两眼放光啊！说的对呀，因为你总结太好了，是吧？这这就是我想说的啊！你看英国朋友都承认了，是吧？所以打这儿以后，他再跟人念叨的时候就说，是吧？说。 有人在背后捅了一刀啊！这是谁说的呢？这是英国将军说的。啊！德军在背后挨了一刀。马尔康姆爵士说的。那这话要是从普通人嘴里说出来啊，没毛的分量，是吧？人觉得你丫有病。吧？从鲁登道夫将军嘴里说出来就不一样了。马上全德国都知道这个事儿。这是德国一战的灵魂人物啊，三巨头啊，威廉皇帝、这个兴登堡元帅和这个鲁登道夫将军，是吧？威廉皇帝那他他妈的。 小儿麻痹症后遗症，他他也不掌握什么实权，是吧？这个，新登堡元帅就是一就一偶像，是吧？他不是那个在在东线打赢了，然后人那霍夫曼少将领着后方观战团来参观，是吧？这是陆军元帅开战前睡觉的地方，这是陆军元帅开战的时候睡觉的地方，这是陆军元帅打完仗之后睡觉的地方，是吧？就是元帅只会睡觉，别的什么都不管。起核心的像是卢道夫，是吧？他这一说啊，他这一说是吧？说这个这个这个。 我我们是被被人从背后捅了一刀，立刻就全德国就嚷嚷开了啊！马尔康姆爵士赶紧否认，这不是我说的，是吧？我不是我说的，甚至写写那个否认书，不是我说的，是吧？说我就是跟鲁登道夫谈话，的时候，我我随口搭音儿，我说了那么一句衔接的话。 但是当时德国的报纸一律拒绝刊登马尔康姆爵士的否认书，是吧？而且就是给你刊登了也没人信。那你现在跳出来，不要解释，解释就是掩饰，掩饰就是确有其事，是吧？不要，就是你说了，是吧？德国自古以来就有这个崇拜强权的传统，所以很容易就相信了鲁登道夫将军这一套简单粗暴的理论啊。其实你说到这，理论都是。 侮辱理论这个词儿，就是一个不靠谱的谎言啊！但是你拿脚趾头，其实都能想明白，这个这个说法是多么的不靠谱，就谎到不值得一驳。就跟那个希特勒是被中国人养大的，什么希特勒要跟中华民国瓜分世界，这这这这都不值得去反驳这种东西，是吧？那你说这个，你被背后你让人在背后捅了一刀，那谁捅了你一刀？具体是谁？ 是吧？他们怎么组织起来的？是吧？然后又有什么行动？谁下令来执行？同你的目的是什么？德国战败了之后，他们有什么好处？是吧？他怎么瓜分这些好处？无利不起早啊！是吧？这些问题根本就没人去想，有太多的事实能够反驳这背后一刀，是吧？但是啊，当时没人想。比如咱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犹太人，对吧？哎，犹太人是背后捅刀的这个这个这个主力。 是吧？有一位德国著名的犹太大实业家叫瓦尔特拉特瑙，啊，他是鲁登道夫将军的闺蜜，啊，一战的时候是坚决支持鲁登道夫，要没有他，德国至少能早一年投降，啊，甚至有很多这样的有权有钱的犹太实业家就是德国的战争支柱，啊，好多是靠战争发了财了，没被这个判为战争犯子，没被判为战犯就不错了，但是。 牛就牛在什么呢？这个传说呀，它牛就牛在犹太人没法辩解，是吧？哎，不不是你没有辩解的这个这个能力啊，是根本就没有给你辩解的机会。更可怕的，是这个谣言马上就被希特勒的纳粹党利利用起来了，是吧？所以希特勒早期他的这个党的很多理论，就直接就是。 把鲁登道夫那东西复制粘贴过来，啊所以后人研究这段历史，的都惊呼说这鲁登道夫简直这么一个恶魔，啊前两年有一本书叫《第一个纳粹》嘛，里边就把鲁登道夫说成是纳粹思想真正的创始人，是吧？这本书现在翻译成中文出版了，啊，其实啊，阴谋论这个玩意儿，古今中外层出不穷。 是吧？基本上都经不起推敲啊！你就是当那个地摊文学啊，下尿体，你看看乐乐就完了。那但是最好是别看啊。比如前些年有一本巨火的书叫《货币战争》，是吧？哎，大家都不知道作者是谁，网上查是吧？说今天的世界是被一个藏的很深的什么罗斯柴尔德家族控制的啊。这本书里边的错误抄袭之处是数不胜数，但是真有人相信，为什么？ 因为这些人根本就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也没有质疑的精神啊！比如最简单的，这书里说这罗斯柴尔德家族有多少钱呢？说他一八五零年的时候呢有六十亿美金，然后这些资金每年的回报率是百分之六，按照驴打滚利息这么算，到了二零零七年，这个家族大概有五十万亿美金。这个算法是荒谬至极的。最简单的就是。 你怎么能保证啊？一百多年来每年的回报率都一样？经过战争，经过经济大萧条，经过这个天灾人祸，你每年都有百分之六的回报率吗？是吧？如果啊真的是二五十万亿美元这个计算的话，二零零八年他们家的收益就是三万亿美金，这个数字相当于当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你这不明显是扯淡吗？ 啊！但是很多人不去查证这些，甚至根本就不去思考这里边是不是有阴谋论的问题，对吧？就觉得这种文章读起来爽啊！原来世界都是被罗斯柴尔德家族控制的啊！有意思是吧？哎呀，你不知道吧？我告诉你就这种感觉，哇，恍然大悟的感觉是吧？所以这种理性思考的缺失到一定的程度，对一个民族来讲，非常非常的危险啊！那这个民族危险的这个。 第二个信号是什么呢？啊，就是人们总喜欢用一些标准啊来歧视一部分人，啊，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嘛，是吧？其实这种现象本来就是人类的一种本能啊。两个人的关系怎么才能更近？你你琢磨琢磨，两个人的关系怎么才能更近？最好的办法就是什么呢？有一个你俩共同讨厌的人。 啊，你俩经常说这个人坏话，哎，弄死丫的，换一个人，哎，你你俩关系就越来越近，是吧？有共同的敌人，你才能团结起来，对吧？但是这个歧视的标准啊，不是因为人的道德和行为，啊，你说他随地吐痰，那就瞅不起随地吐痰的，随大小便的，都该死，我就瞅不起随地大小便的，我就瞅不起随地大小便的，这是你违反公德，这不叫歧视你，这鄙视你，是应该的，是吧？如果是因为你的行为和道德你不道德。 对吧？你不道德。你像那个那个什么拆白党是吧？同时跟一百个女的谈恋爱骗钱是吧？这就违法了，这就已经是吧？这没问题。但是呢，有的人是因为什么？是因为你的民族或者种族啊、信仰、审美、言论甚至生活习惯，我看不起你这些东西啊，我就要歧视你啊，这个就不对了啊。比如说咱们刚才说的那个背后挨刀这个谎言啊，最开始都是这些德国叛徒，包括很多人啊。咱们讲基督徒。 是吧？共济会是吧？共产党、工会是吧？等等等等，犹太人到最后为什么都集中到了犹太人身上呢？这特别简单，犹太人容易辨认，是吧？其他人群有的目标太小，你比如共济会，共济会没几个人，不是是个人就能加入共济会的，是吧？那你上哪儿逮去？我旁边没有共济会，谁是共济会？我满大街拎着刀哪儿呢？共济会是吧？吃龙哥一刀没有，是吧？再者说工会。 工会，我一看风头不对，我就退了呀！我退了，你上哪儿找去？是吧？共产党，谁谁脸上贴着条谁把镰刀斧头刻脑门上？我是共产党，是吧？一看拎着刀过来，把袖标就摘了。但是犹太人，你你退不了，对吧？你生来是犹太人，你一辈子是犹太人，你子子孙孙是犹太人，你们全家都是犹太人，是吧？所以你躲不了，那这个靶子就最明显。但是这种看似明显的靶子，其实根本就不靠谱，那。 比如这犹太人是吧？那什么样的人算犹太人呢？是吧？你是父母双方都是犹太人吗？还是说有一方是犹太人是吧？或者说你祖上有一定的犹太血统啊？有有你有八分之一、十六分之一、六十四分之一犹太血统是吧？所以其实当时纳粹德国高层，无论是文官武将，都有犹太人，有有。 纳粹德国好像一共是三百五十七个上将啊，一共有三百五十七个上将。这三百五十七个上将里边，血统明确的犹太人就有八个啊，就有八个。还别说这个这个，就是不明确的，就什么二分之一、三分之一，还甭说那个啊，不是二分之一什么六六什么十六分之一、六十四分之一、三百八十分，就不说那个。血统明确就有八个上将是吧？上将犹太人，是吧？我这。 更有名的是科学家啊，那个时候谁是犹太人，谁不是，就很有学问了。德国著名的大化学家和企业家叫阿瑟尔·埃姆豪森，一半犹太人血统，是吧？希特勒就戈林跟希特勒说：“说这哥们对我们太重要了，啊，这个这个人不行，得得保一下，是吧？”希特勒一听说说那这样的话，他在科学领域有这么重大的成就的话，我们应该宣布他为雅利安人。 是吧？第二天，格林就去通知有关部门啊。由于这个阿瑟啊，在科学领域里的杰出贡献，希特勒宣布埃姆豪森先生为雅利安人，是吧？你看着这就玩笑。据说希特勒往上倒很多代都有犹太血统，是吧？他老说金发碧眼的雅利安人是最最标准的，他就黑头发嘛。你想想，是吧？二战时期，甚至德国还招了很多犹太人入伍当兵，是吧？所以啊。 你看啊，凡是这些个极端反对某一群体的言论，其实你仔细一琢磨，你就连精确的把这些人分出来都很难啊。这就很容易就被人利用，随意扩大或者缩小这个范围，是吧？这这，咱中国是最明显的，是吧？当年义和团是吧，扶清灭洋，杀洋人，是吧？杀一个洋人，这个奖多少两银子？还是杀一个洋小孩讲奖四十两。 是吧？但是你说洋人在中国不多吧？金发碧眼儿，起码跟我们长得不一样，好认吧？是吧？洋人你打得着吗？人家在使馆区里藏着呢，你打得着吗？打死的大部分都是中国的，信教的，死了一万六千中国基督徒，是吧？甚至你就是跟洋人那儿看过病、买过药、说过话，洋人冲你乐，都被这帮暴徒给打死了，是吧？美国当年闹三 K 党闹得最凶的时候，很多同情黑人的白人被三 K 党杀了。 是吧？这就特别可怕啊！所以你要记住一点：但凡有人教唆你以非常简单的理由去恨一些人，是吧？千万别信啊！让你们堵这个超市去啊，砸那个工厂去啊，上街喊喊那个骂那个游行去啊，拿拿拿电子锁砸人车，千万别信！一定要自己去思考这帮家伙有没有什么企图。我告诉你，这里边百分之百有绝对的不可告人的目的。 是吧？不是出于他宣扬的什么民族大义的，不是那玩意儿，是吧？一个民族出现危险的第三个信号是什么呢？就是人们越来越偏向用暴力解决问题，啊，就是谁胳膊根粗，谁拳头大，谁是老大啊？这能打的称王是吧？这龙哥不就是一很好的例子吗？是吧？ 现代文明社会的一大标志，就是我们要用和平手段解决人与人之间，甚至国与国之间的问题。那你必须明白一点：这个世界上没有两个人核心价值是一样的，是吧？小到家庭，大到民族、国家，是吧？你都应该通过现代社会的沟通方式商量出来？啊，但是靠沟通解决问题，这个咱说实话效率是比较低的。 是吧？一件事商量来商量去，商量来商量去，商量很多年，不一定能办成。最后的结果就什么？大家都得妥协，各退一步，得让步，那要不然最后谁都不满意，是吧？所以有人认为民主是效率低下的啊。国会辩论，一轮投票，两轮投票，三轮投票，然后还有抵制投票的，是吧？据说这最逗的一个事儿啊，就是前些日子发生的嘛，就是美国。 民主党的一个就是一个一个一个议会议员啊，他就是提议啊，他说那个，这个驾照上这个人的性别只写男女是不对的啊，说应该写上有有中性啊，有不男不女，对吧？现在不是民主党不就是那个左派嘛，左派不就是这这种白莲花嘛，是吧？哎，我们得尊尊重多多元选择，所以有人愿意是中性，要写不男不女，是吧？然后就是就是这个问题要讨论啊，结果咵一讨论。 一个共和党议员站起来了，说：“不对，我我谷歌了一下啊，我发现谷歌上有七十三种性别，如果你只写男女和不男不女，对那七十种性别都是歧视，所以要写，咱就把这七十三个全写驾照上，那咱全得写。然后国会就开始投票，那就是这可能不是美国国会，可能是地方什么地儿个议会就开始投票啊，投到没一半。” 这个会议结束了，这几个问题就不了了之了，啊，就给你拖黄了，哪就给你拖黄了，是吧？所以你说这玩意儿效率太低了，是吧？这一个一个性别问题都讨论不过来，是吧？说干脆，是吧？干脆，是吧？咱们别协商解决了，听领导的，领导的最大的法就是领导的看法嘛，是吧？啊，领导的领领，领导指到哪儿我们打到哪儿，啊，领导让往东不敢往西，领导让打狗不敢骂鸡，是吧？但是你怎么就知道领导说的就一块儿就就一定对呢？ 啊，你知道盐打哪儿咸，醋打哪儿酸吗？是吧？领导让你打谁，你就跟着领导一块打。那那个人是不是该被打呢？是吧？所以我们把时间的尺度要放大一点的话，暴力其实啊是最低效的解决问题的方式，是吧？你甚至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对吧？ 暴力加上咱们前面说的那两点啊去仇恨一个特殊的人群啊没有独立思考，就会形成一套组合拳啊咱们看两次世界大战之一间，咱们看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德意志民族，第一，第一先是轻易相信了阴谋论，德国没战败，有人在背后捅了我们一刀。 啊，然后通过不靠谱的传说，简单的把一些人孤立了出来，就是犹太人啊。最后，全德国被希特勒洗脑啊，觉得应该通过暴力的手段解决犹太人问题，最终酿成了人类历史上最惨绝人寰的悲剧啊。所以，你说这个悲剧是犹太人的悲剧吗？当然是啊，但其实更是德意志民族的悲剧。 啊，因为今天咱们说的这几个信号是属于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一旦这种思维方式成型，绝不会适可而止啊！你说德国人把犹太人杀完了就回归真善美了，就都变成小白兔了，绝不可能啊！犹太人完了，还有欧洲其他劣等民族呢，吉普赛人不该杀吗？斯拉夫人不该杀吗？ 是吧？欧洲杀完了，还有非洲掠夺民族呢，还有亚洲掠夺民族呢，啊！所以你可以想象的出来，这个背后挨刀，本身就是编出来的。那那咱还能缺敌人吗？缺了随时补啊，随时编呐，是吧？所以一个民族一旦失去判断能力，失去理性思考的能力，再崇尚起暴力来，那就只能一直被希特勒这种人利用，变成独裁者手里的工具。 啊，他煽和你去杀谁，你就去杀谁，是吧？直到这个民族认识到自己被自己做的孽毁灭，对吧？就这么讲，凡是这个靠武力手段建立起来的大帝国，最后的下场无不是亡国灭种啊！当然，这个这个灭种现在不好说啊，亡了国是肯定的。那你看，咱咱咱从历史上数，是吧？你说欧洲啊，最早亚历山大帝国。 对吧？亚历山大大帝东征多厉害，是吧？一直打到这个印度河流域。结果呢，亚历山大一死，这帝国立刻就分崩离析，是吧？就开始了继业者战争，这帮人就开始抢，是吧？然后再往欧洲呢，再往下，是吧？亚历山大再往下，被被是被这个这个欧洲人称为“上帝之鞭”的阿提拉啊，有人说他是匈奴人，你甭管他是什么人，啊，他也是建立了一个好家伙，基本上半个欧洲的大帝国。他一死完蛋，是吧？那再往后，让欧洲人恐惧的成吉思汗。 成吉思汗一死，几个儿子就开始抢，是吧？这就就面和心不和，这帝国就一分为四，是吧？忽必烈建立的元朝在中国统治了不到九十年，就回到草原上，又连铁锅都不会生产，进边塞还是为了抢锅，是吧？拿破仑，对吧？呃，十四年，是吧？十四年也完了，那自己都死在非洲了，对吧？法国就惨成了什么样？给打的那么多成壮年男子，是吧？都没了，是吧？那离咱最近的苏联。 对吧？当年多厉害，十五个加盟共和国占地球陆地表面的六分之一。现在呢，全独立出去了。独立出去不说，人还恨他呢，对吧？你看乌克兰什么的，这个波罗的海沿岸的那些那些国家还恨他呢。那现在 GDP 相当于广东一个省了，对吧？你想想是吧？所以你这么看起来的话，挑起二战的这几个法西斯国家——德国、日本、意大利，没有因为这个而亡国灭种，真的可以说呀，是一种幸运。 好，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特辑节目啊！这个希望大家呢喜欢，对大家能有帮助。咱们下期再见，谢谢大家。想收看或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快去微信关注“寻迹讲堂”。